你的话呢，上面呢会予以重视。 <laughs> 啊、那个临政的问题呢，中央是了解的啊。啊，不过呢，请你呢也尽量的顾全大局啊，给我们国家一点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。